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七十五集。无法动弹的噩梦间，小童的眼睛忽然被一阵凉意覆盖，眼前的血腥可怖的景象也换成了燕雨花香。小童猛地回过神。 发现，身边不知何时站了一个白衣仙子。仙子对他笑了笑，说：“血腥的场面不适合小孩子，不想看就不要看了。”铁笼里的人看到洛寒瑟瑟发抖，不知道洛寒是敌是友。洛寒看到这些人被吓成这样，内心深深叹气。他一抬手，铁栅栏全部化为细碎的铁沫束缚这些人质的枷锁也变成齑粉。 洛寒说：“你们安全了，外面的障碍已经被我们清理干净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”铁笼里的人不敢置信。最开始没人行动，后来不知道是谁打头，众人忽然一哄而散，争先恐后的往外跑。小童被人群挤得跌跌撞撞，不得不缩到墙壁，把自己紧紧抱成一团。脚步声纷乱。 另一边的战局却没有受到分毫影响。面具男修为不低，可是再如何高，也很快他就被林青霄制服了。洛寒从后面走过来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偷偷来仙界做什么？”面具男冷哼了一声，并不作声，不配合之意很显然。洛寒遗憾叹道：“哎，你真的不和我说吗？”过一会儿。 我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。面具男依然不屑一顾，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。洛寒退了一步，说：“既然你执意，那好吧。”洛寒将空间让给林青霄，林青霄都没有询问面具男，直接在手心凝聚灵气，附在魔族天灵盖上提取思维。面具魔族震惊，眼睛瞪得如铜铃。洛寒叹气。 唉，都说了和我坦白，非不听，非要挑战他。林青霄在中古五百年经历过太多次审问俘虏的事情，他熟门熟路，直接找到面具男相关记忆，化成影像呈现在空中。面具男在魔界的地位似乎不低，在他的视觉里，他一路穿越黄沙戈壁，停在一座巨大的墨黑城池前。 高大的拱门上浮现出“雷烈城”三个古体字。雷烈城，洛寒低声喃喃：“他竟然是雷烈王的人。”这还不止。面具男走入城门后，一直走到一座院落中，院内一切装饰都是漆黑的。面具男在院内等了一会儿，不久后，另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进来了。面具男起身行礼道。 大人，货物我已经带来了。对方伸手问：“东西呢？”面具男连忙将一个黑色葫芦献上。这个葫芦和刚才小童那个一模一样，遍体黝黑，壶嘴处有红色的纹路，像是血迹一样。对方接过，在手心掂了掂，说：“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下一批货要得急，你快些去张罗。” 这次不必局限于修为高的、天赋好的，没有质，就拿量来凑，只要有灵根就行。面具男连忙应下，恭敬的送对方离开。等对方走后，面具男又在原地等了等，等时间彻底错开后，才披上斗篷出门。之后是一大堆无关的画面。林青霄将记忆快放。 大致看到面具男又偷渡到天界，给他的手下交代任务，他自己则在各个城池间奔波，负责收获。看样子，被这些人荼毒的不只是九人城，还有其他好几个城市。再后来就是面具男到地牢，然后被洛寒、林清霄撞破。这一段时间，他们已经知道，林清霄将画面抹除，随手一剑就将面具男杀死。 从头到尾，他压根连问都懒得问。战争时期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人命，根本没时间留给他们浪费口舌。第一遍战俘不说，第二遍就直接动手提取记忆，谁有耐心和魔族俘虏们打心理战和刑讯战呢？面具男的死法和其他人一样，脖子上细细一条血线，连血都没怎么流。 林青霄手指掐诀，一簇蓝色火苗从他指尖落到面具男尸体身上，片刻间就将尸体包围。面具男和其他魔族的尸体在灵火的吞噬下变成魔气，随后被灵火吞没，连一丝一毫都没有溢散出去。顷刻间，地面上就变得干干净净。要不是四壁还残存着打斗的痕迹，几乎让人怀疑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 林青霄这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，熟忍自然，快得洛寒都没反应过来。他瞠目结舌，问：“你怎么这么熟练？”啊做的多了就习惯了。”林青霄说的轻描淡写，可是唯有经历过的人，才知道这句话中包含着多少鲜血。洛寒想到中古五百年自己不在他身边，油然心酸。林青霄已收回灵火，说。 果然是雷烈王做的手脚。虽然地牢已毁，但是不能掉以轻心。他们在其他城市还有据点，多半还会卷土重来。洛寒点头说：“这些事不是我们能解决的，我们需要天宫的帮助。我们先去捣毁其他据点，等回中山后再给天宫上书。”林青霄也是这样想的。他们两人收了剑往外走，路过墙角时，洛寒发现还有人没走。 洛涵认出来，这是那个卖花的少年，似乎叫小童。洛涵知道这个孩子童年受过创伤，至今没法自如说话。洛涵放轻声音问：“你为何还不走？”小童摇摇头，看着洛涵和林青霄，又点点头。他虽然一字未说，但洛涵莫名理解了他的意思，他在感谢他们救他。 洛寒记得小童的祖母还在重病，一家子老的老，弱的弱，小童还是这个样子，以后要怎么谋生啊？洛寒叹息说：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你不必感谢我们，快回家去吧，你的祖母在等你。”小童点点头，往外跑了两步，又突然停下，回头向往地望着林青霄，他鼓足勇气，用指头指了指林青霄的剑。 随后，一脸可慕地望向林青霄。林青霄看出了小童的意思。中古时代到处都是小童这样失护失事的孤儿，没想到在太平盛世，依然有很多阳光照不到的地方。林青霄想到一个人，心中触动，他从身上拿出一个令牌，用灵力拖着，停在小童面前。中山在下界定期有招弟子大会，时间、地点。 都写在令牌上。如果你能走过去，通过考核，就能随着队伍来到十六重天，进入中山学习剑法四艺。只有你自己变强了，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。给你的祖母寻找治病药物。小童愣愣看着眼前古朴庄严的令牌，似乎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。过了良久，小童才试探地将白木令牌接下。 林青霄被小童勾起了回忆，他想起他捡到小泽时，小泽也不比小童大几岁，可惜他们再也见不到了。林青霄因此对小童生出许多怜惜，可是他再念旧，也不会直接将小童收入门中。林青霄如今已经是中山的家主，他想要收弟子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，可是他不会这样做，就算是机缘。 也要自己拼搏，机会从来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就要先改变自己。”林青霄说道。“中山招徒比试并不轻松，而且，中山不收雅子。小童眼睛瞪大了。林青霄知道这很残酷，可还是选择将并不美好的现实抛开，冷冰冰地呈现在小童面前。“你想要进入中山？” 就只能克服自己的心理阴影。你不能一辈子不说话，除非你想一辈子都过这种被人摆布的生活。希望我能在十六重天见到你。林青霄说完后，没有给小童提供任何灵药功法，转身就走。洛寒心中叹气，对小童说了声加油，也快步跟上。林青霄这个人，有着最仁慈的内心。 也有着最坚固的外壳，不必说他对一个小孩子残酷，因为他对他自己更加残酷。洛寒追上林清霄两人很快回到地面，重新站在阳光下。四周已经没有其他人。洛寒问：“既然不忍心，为什么不多交代他两句？他从没有接触过这些，贸然上路不知道该有多危险。况且心理阴影，竟然叫阴影。” 就是因为不可抗拒，林青霄摇摇头，语气坚决：“这是他自己的心病，只能靠他自己走出来。他若不将自己从父母的阴影里拔出来，那任何人都渡不了他。”林青霄的话语平平淡淡，可是洛寒知道，他说的是他自己。林青霄和小童一样，被童年阴影深深影响，以至于断尾自保。 小童切除了自己的语言能力，林青霄切除了所有的欢愉。他不再享受任何娱乐活动，他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修炼、学习、练剑中，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不再会笑。洛寒陪着他静静走着，过了一会儿，轻声问：“那现在呢？他走出来了吗？”林青霄回头瞥了他一眼。 眼中露出了然的笑意，却得问小童：“我如何得知？”不过，我认为他可以。等他真正脱离别人的看法，内心强大到可以正视自己的光明与黑暗，渴望与卑劣，他就能够离开曾经的束缚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